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二集。素怡芳的脸色已经黑如阴云，她一瞬不瞬的盯着洛寒，洛寒也由着她看。素怡芳当了多年主母，她暗暗拿出主母的威势。 然而他施压许久，洛寒始终从容平静，并不落下风。素一芳内心有点吃惊，惊讶过后，油然涌出一种警惕。这个女子到底是何人？她想要做什么？素一芳腰背不知不觉挺直了，她盯着洛寒。过了一会儿，素一芳短促的笑了一声，问：“哼，你到底是何人？是谁派你来？” 挑拨我和儿子的感情。洛寒知道，素仪芳这是把他当奸细了。洛寒心想：谢谢素仪芳看得起他，不过面上不显，依然平平稳稳地说道：“夫人想多了，并没有人派我来。就算真有，那也是天理派我来的。”素仪芳这回是真的笑了，她不屑地扯了扯唇角，说：“哈哈哈哈！” 你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，可以代表天理？这你还别说，洛寒真的能。洛寒换了个说法说：“夫人，我是真心想和你谈谈。毕竟五天后林清霄就要跟随天宫的部队出发了，这一去有多么危险，夫人刚才也已经听到了。我当然相信林清霄的实力，但希尔米海的情况，谁都没办法保证。” 没有人敢说自己不会受伤。林青霄已经被辜负了一千年，我不希望他在替中山出战前夕，还要受到生母养母的两重怠慢。素仪芳是听着就生起气来。你这是在指责我？没有。洛寒依然平静地坐着说：“我只是不想让夫人留遗憾。”遗憾？素仪芳嗤笑。 他仿佛一只被侵犯到领域的刺猬一般，浑身的尖刺都竖起来。 <laughs> 当年他被调换，我一无所知，我亦是受害者。现在我知道了真相，愿意同等对待两个孩子，资源平分，家产也平分。他还要怎么样？对，钱是夫人的，夫人想怎么分就怎么分。洛涵点头，替素仪芳把话说完。 你想让林清霄和林崇玉和睦相处，既想让林清霄孝敬你、顺从你，又不想让他针对林崇玉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夫人舍不得养了一千年的孩子，感情上的偏向谁也没办法控制，所以只能在物质上尽可能平等的对待两个孩子，当然没有问题。素宜芳怔了一下，他没有料到洛寒竟然应下了他的话。 可是洛寒紧接着就话音一转，说：“那这样说，林崇玉把你和白灵鸾放在一样的位置上，不分亲疏，不分上下，凡事对半，孝敬两位夫人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素一方勃然大怒：“焉敢！白灵鸾算什么东西？怎么配和我同席同坐？崇玉是我养大的，崇玉小时候几次险些病死。” 也是我一手把他救回来的。白灵鸾付出了什么？凭什么和我抢重玉？唉，你看，我只是假设了一下。夫人，你就这样生气？洛寒无奈的摊了摊手，叹气道：“夫人，由人及己，你不愿意和白灵鸾共处一室，更不愿意和白灵鸾平起平坐，那凭什么要求林清霄和林重玉和平共处呢？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啊！” 素一方沉默了，她胸脯上下起伏，依然气得不轻。洛寒等了一会儿，见素一方大概平静了，才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并不是想指责谁。夫人和大公子诚然无辜，但是林清霄就不无辜了吗？他又做错了什么？对林清霄的伤害已经造成，追究到底是谁的错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有相互推卸责任的功夫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当下要如何弥补他。” 洛寒的话很尖锐，刺得素仪芳心口疼。他几次张口，最后都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知道，洛寒说的对。素仪芳曾经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觉得她是母亲，辛辛苦苦生下林青霄，林青霄被换走也不是她所希望的。林青霄有什么资格反过来指责她呢？钱是他的，他爱给谁就给谁。 平分已经是最好的做法，林青霄还要怎么样啊？生儿子，莫非还生出仇来了？可是洛寒把白灵鸾扯进来后，素一方的火气一下子就被激了起来。素一方苦笑，真是报应。他希望林青霄和林崇玉和睦共处，林崇玉同样希望他和白灵鸾和睦共处，讽刺又搞笑。 这就是报应。苏怡芳嘴边挂着自嘲的笑，她斜眼朝洛涵聊了一眼。洛涵依然端正的坐在椅子上，脊背挺直，姿态雅致。洛涵身上带着木梨，此刻木梨自然下垂，将他的肩膀、胳膊笼罩其中，看不清他的神情和面容。木梨下端堆叠在他的膝盖上，渐渐。 和他的白衣裙裾混为一体，唯独有一双手从层层叠叠的白纱中伸出来，交握放在膝上。手指纤长，肌肤如玉，指尖儿比衣服上的纱都要白皙。虽然脸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来，可是仅凭这份仪态，就足以称一句美人儿。 素仪芳看着洛寒，眼中始终不忘戒备。你倒是好口才，不知洛姑娘到底家成何方，到底是怎么样的父母，才能教出洛姑娘这等伶俐的口舌？ <laughs> 过奖，承让。洛寒礼貌性的谦虚了一下，说：“家父家母不足道耳，我今日特意留下，并不是闲的没事干，更不是随便说说。” 我主要是想和夫人谈一谈林青霄龙丹的事。洛寒说完，没忍住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啊，其实主要是我自己天赋好，和我父母他们没什么关系。”素仪芳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，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索性绕过，继续说之前的事儿。龙丹并非我之过，我当时并不知道。他要恨，也该恨他的父亲。 洛寒无语，几乎忍不住想掀桌子开骂了。但是成年人宣泄情绪是最无用的，他骂一通自己倒是舒服了，但这样一来得罪了素宜方连最后一个靠山都争取不来。林清霄想名正言顺的拿回龙丹，就更难了。当务之急还是得解决问题。 所以，洛寒忍住内心情绪，依然以平稳、专业、从容的口吻和素一方谈判。骨肉相残这等悲剧，谁都不愿意看到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，说再多是非也无用，不如想办法弥补，尽量减少伤害。我不是龙族，无法切身体会抛出龙丹有多痛。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清霄的时候，他都支撑不住人形，连呼气、吸气都在痛。 我想，应当是要比人族挖心还要疼。素一方沉默了，他闭上眼睛，觉得仿佛有人用锥子在他的心尖上搅动。他当时真的不知道，他那时候视林青霄为眼中钉，甚至恨不得林青霄就地去死，哪里会管林青霄痛不痛呢？素一方至今都记得，林青霄自己拔剑，眉头都没皱，就插到心口。 之后每划一下，他的脸就要白上一分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林青霄的眼神都是平静，或者说淡漠的。他淡漠地望着来势汹汹的素衣方无动于衷的白绫鸾，眼睛中从头到尾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，仿佛眼前不是他的嫡母和庶母。 而只是两个陌生人。当时，素一方被林青霄的眼神看得心惊肉跳，他无比清晰的认识到，这个人不能留，不趁他年纪轻、尚未成气候前杀了他，日后势必会反噬素一方。可是还不等素一方采取行动，就在他为林崇玉精心准备的庆功宴上，得知了真相。 他逼着自己的亲儿子自残，去给白灵鸾的儿子冲击瓶颈。甚至他做这一切时，白灵鸾就在旁边看着。苏怡芳拒绝回想那天的事情，她依然对林崇玉嘘寒问暖，依然享受着侄女儿子围绕身边的快乐，而不愿意看到林青霄。一看到林青霄，苏怡芳就会想起他那天的眼神。苏怡芳。 就快要被折磨得几乎发疯了。洛寒看到素一芳这样，心底无奈叹气，骨肉相残，手刃亲子，这样的悲剧放在谁身上都无法接受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洛寒还是要当着素一芳的面将他赖以为生的窗户纸捅破。夫人，切勿悲伤过度，务必保重身体。但是龙丹这件事情总要解决。 总不能一直逃避下去，到底如何，总该有个说法。苏夫人，毕竟林清霄才是你的亲子，你即便偏心养子，也不该如此偏袒。你十月怀胎带他来到这世上，莫非就是为了亲手折磨他吗？这话极为诛心，苏一芳的脸立刻就白了。我没有，那夫人也是同意物归原主，让林崇玉归还龙丹的。 洛寒点头，左手轻轻在右掌心上拍了两下。这再好不过，五日后天宫的非洲就来了。林青霄拖着重伤之身去禁林之地，实在太过危险。既然夫人良心过意不去，那趁着这五天，让大公子把龙丹归还，怎么样？不行。洛寒的话一套接着一套，素仪芳不知不觉之间就被洛寒带着走。 现在听到洛寒要让林重玉在五日之内归丹，素一芳的脾气立刻炸了。你以为龙丹是糖豆吗？说吞就吞，说吐就吐，一旦吸收便形同负担，再分离出来不易于挖丹。重玉也要去希尔米海，你这样岂不是想害死他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